看来我该下山游历一番了。水深火热可以断肉体，欢愉离恨可以断精神。扶摇木剑虽然是入门剑法，却暗合凡人一生起落。严铮明整天泡在扶摇山上的温柔乡里，恐怕千年一岁，万年也是一岁，永远合不上那道红尘翻滚的辙。 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机缘巧合的点化，能知道自己瓶颈在哪里的。一般修行人遇到这种情况，自然会欣喜若狂，逆流而上，以待破壁。可严少爷，他是一般人吗？哦，下山游历，日子肯定不如山上舒坦。 算了，瓶颈就瓶颈管他呢，反正现在剑招是记住了，就当是学会了。明天就去问问师傅第四式。小渊，你怎么又上树了啊？哎，掏鸟蛋呢？这木剑好使着呢，回头我煮熟了给您吃。下来。哎，师傅，我来吧。 晋江文学城，Chris 的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、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》第一季第三话《失踪》。上午就练到这儿吧，都回院吃饭休整吧。 下午你们各自用功，想做什么自己安排，只需遵守门规即可。啊，另外，每月逢初一、十五的夜里，都老实点儿，不要在山间乱窜。是。证明留下，其他人散了吧。 这些人给大师兄搬木头和刻刀干嘛呀？哎呀，大师兄要练符咒啊！练符咒要用这些呀。符咒啊，分为明符和暗符。明符呢，就是这种刻在什么东西上的，最常见的，是木头。如果是高手，金石之类也能作为材料。暗符就厉害多了，水与气，甚至心念都能成符咒。 不过那都是传说了，谁也没见过。估计啊，得是大能才能做得到。这就是符咒，他们可是仙气的根本啊。嘿嘿嘿，二师兄，啥是大能啊？嘿， <laughs> 这在世的哪个敢称能啊？真大能早都升天了。哎，那师兄，我们啥时候能学刻那个？我们学不了，要学符咒，得先有气概。 别问我什么是气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师傅说，是一种能沟通天地的玄妙感觉。嗨，师傅嘛，你以后就明白了，不必太在意他说的话，在意了你也听不懂。哦，不就是气感吗？既然那个绣花枕头混个七八年都能混出气感，如果连他都比不上，还不如回去种地做小买卖。 不过有人啊，终身都感觉不到气感的，有些呢是因为资质不好，还有些是运气不怎么样。啊，那真是可惜。当然可惜，没有气感，我们将这木剑练得再好，也就只是强身健体，没什么大用。我听二师兄这个意思，怎么好像是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唤醒气感呢？嘿， <laughs> 倒是也知道。 那太好了，祝师兄早日得偿所愿。他要是真有办法，入门一年了，怎么可能不去做？分明是想找个替死鬼，以身试法。嘿，这小崽子，心眼忒多。二师兄，什么方法能唤醒气感啊？不能说，违反门规。哎呀，那你就偷偷告诉我呀。不行，呃，我保证，打死我韩元也绝不说出去。 那也不行，呃，二师兄，你喜欢吃野鸡吗？我给你打去，不用。哎，哎，求求你了，二师兄，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哎呀，都说到哪儿去了？哎，行吧，行吧，快被你烦死了。 <coughs> 你可不准说出去啊！说出去天打雷劈。我看过一本书，记得是咱们扶摇山的风物。 说这山下镇着大妖，每月朔望之夜，朔望是啥？就是初一十五。每月的初一十五，大妖的妖气与月相遥相呼应，山间清气与浊气激荡，汇于山穴中。这时候，在后山山穴那里，连未入门的凡人也能有气感呢。哇！当然。 咱们掌门师傅有命，众弟子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夜进出院门，山穴更是禁地，不能去的。哦，哎呀，师弟们刚入门，可能还没开始诵读《七七四十九遍门规》吧，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。像小师弟这种好资质，千万要按部就班的修行，总有一天能有气感。 犯不着整天惦记着走捷径，违反门规，是吧？三师弟，二师兄说的对。 <laughs> 三师弟真是乖巧。 <laughs> 这三师弟究竟是年纪小、胆子小、不善言辞，还是该长个子的地方都长心眼去了？少爷，请用酸梅汤。嗯。 <laughs> 谢谢二师兄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那林那臭小子又打什么鬼主意呢？ 你叫那个小的，就是那个最矮的小孩，我又忘了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那是三师叔程前，啊，就他，让他等我一会儿，等我练完符咒，就是师傅让我指点的剑法。大师兄，我来了。 你等一会儿，好，正好看看符咒是怎么用的。少爷，是不是垫子没铺好，让您坐着不舒服了？你先别管那个，你先给我梳个头，发髻太紧了。好，好。怎么那么热呀？我回去换件衣服。哎哎，少爷，您坐，我帮您回去拿。渴了。 水，呃，水来了！你想烫死我呀？少爷息怒，我要出宫。哎，是是。真是懒驴上磨，半天也没看出刻那些木头的门道，这样能刻出什么来？ 师傅，这沙漏出问题了吧？我都刻了好一会儿了，它怎么还不动？啊？哼，还不是因为你走神。按说这沙漏漏完只要半个时辰，到时你也便可以不再练了。可只要一走神，沙子就会凝滞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没有有没有走神。 自己不清楚吗？一见入道者，大多心智坚定，可你是个例外，因此必须加倍锻造，才不至于废了。还不专心些，否则没有气又要拖到天黑了，看不出什么门道。知道了，我还是默写门规和清净经吧。 <laughs> 生前，这边来。你那里背光，好。嘿，这大中午的哪有什么地方背光啊？你这不是恶心我吗？你写的什么玩意儿？狗爪子按的都比这个工整些。多谢师兄教诲。狗爪子按的再工整也没用，因为那畜生压根坐不住。你 <laughs> 师兄，你看，沙漏又停了。 臭小子，今天我要是不，不能打死，少爷，放开我，少爷，放开。今天要是不打死他，我就不姓严。你，你，不许打架。你们在城前下去沐浴更衣，练了一上午剑了，想必也是一身汗了。是是是。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你没听见？不是。爷。 欲登大道，必正其身。啊！师傅，你做什么？ <laughs> 徒儿，你心不静。为师念段《清净经》，给你清净心。欲登大道，必正其身，静其心。 者可得仙风护其师，灵泉护其身。掌门，我们带三师叔回来了。们檀香给他熏衣服，这什么毛病？明天要出家当和尚去吗？这，是三师叔自己乐意的呀。换上芙蓉香。天清地转，师傅，我哪里心不静啊？ 心不静，才会为外物所扰，才会顾忌什么檀香、芙蓉香。不如这样吧，别拿你三师弟当香炉了。为了助你修行，就由为师今日搬去你那温柔乡，给你念上一宿经文，好不好？你。 这老黄鼠狼念经有瘾，绝对说到做到。背念一宿经文，还有活路吗？我磕还不行吗？小钱，你就坐在他边上写吧。是。哼。默写个门规还假正经。 我饿了，拿点点心。啊，来了，少爷，请慢用。嗯，少爷，没事吧？少爷，来喝口水。没事，噎着，我走两圈，消消食。 就知道念经写经，没劲。行行行，我也磕。嗯，杀了完了。哟，今天。 比过去都早嘛， <laughs> 行了，就练到这儿吧，各自回院吧。明日晨课还是在这里上。是，掌门。今日晨课，首先。 还是来与为师齐诵《清净经》。祖师曰：以后每天早上都要听师傅念《清净经》吗？那可不一定。今天换了。今天是《道德经》。 西方过十万亿国土，阿弥陀佛，极乐其土有佛，阿弥陀。这是什么经啊？不知道，哎估计是师傅自己编的，不新鲜。啊？ 师傅，前三式我已经融会贯通了，您接着教我第四式吧。嗯，空气，含冤，快下来，不许再掏鸟窝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您看看我练的这个仙剑招。 <laughs> 程前，你来。哦，师傅。修剪花草累了吧？来，这些糖拿去吃吧。谢师傅。去，好好嗑。沙漏又停了。哦，来，程前，坐师傅边上来。 刚才呀，师傅想起了一个鬼故事，想不想听啊？想。这小孩子就是来争宠的吧？傻喽！知道了。啊！今天这么快就漏完了。 气流都流到大师兄身上了。谁在说话？你在说什么？程田，师傅，我怎么哭了？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多见多闻，多思多想。 你还休个什么自在？醒来！师傅，我刚刚听见有人说话。啊，那是我派列祖列宗。列祖列宗，我派传承至今已有上千年之久，有一帮祖宗有什么稀奇的？那他们现在在哪里？ 当然是都死了，不应该是得道升天了吗？得道升天和死了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得道升天不就是长生不死的意思吗？呃， <coughs> 你呀，小豆子一个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这些事。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。哦，大师兄，他怎么了？哎，他这是入定了。你呀，入定也真会挑时候，还得在这儿给你护法，让我去哪里用晚膳吗？算了算了，就在这儿吃吧。 长钱，你也留下吧。长钱，多吃肉，长个子。来，骨头吐这纸上。用别人的抄经纸吐骨头吗？而且在传道堂里吃烧鸡，这也……太……一会儿吃完你就回院儿吧。哦，我那儿还有半斤点心，回头拿走。 半夜饿了吃啊！谢师傅。嗯嗯嗯，师傅给的点心就是好吃。嗯嗯嗯，哎，小钱，你整天和大师兄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每天跟我们走呢。 二师兄教了我好几招，第一式我都快学完了。哼，这就学完了第一式，再过两天，你想必就能上天了。哎呀，你这清安居也太破了，也就比师傅那儿强一点儿。哎，明天你看看我那院子去，我那院有你这十个大，后面还有个大水塘，夏天可以下去游泳。哎，你会水吗？哎，算了。 你们这些家里养大的小孩，一个个都不敢出门，更别提下水了。哎，以后我带你去，保证一个夏天让你变成浪里白条。我可不想和你这样的人间渣子一起浪。呃，嘿嘿，哎，小钱，你还记得二师兄说过的山穴的事吗？每月的初一十五，山间清气与浊气激荡，汇于山穴中。 这时候，在后山山穴那里，连未入门的凡人也能有气感呢。记得。不过，每月逢初一、十五的夜里，都老实点儿，不要在山间乱窜。师弟，那是有违门规的。既然你已经将本门剑法学得差不多了，门规上的字你认全了吗？ <clears throat> 背门规有什么用啊？ 我真是再没见过比你更死心眼的了。你没听见二师兄说吗？没有气感，学会了全套剑法，也就是个跳大神的。一步一步的来，那得磨蹭到什么时候啊？做人不能太墨守，呃，墨守守守那个什么？墨守成规。嗨，爱是什么是什么吧。总之我要去山学，你去不去？我可不敢。切，家里养。 哎，家里养大的小孩儿都是瓷做的。哎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天等我回来再找你玩。你说韩渊昨晚一夜未归？是。还不快去找！大家都去。是。 还没找到吗？你们三个，昨晚有谁见过韩渊？我见过。四师弟想带我一起去探山穴，我说这违反门规，就没跟他一起。什么？十五夜里探山穴？他这是找哪门子死？哎大师兄，十五夜里的山穴到底有什么？平日我白天没少去，不就是个小池子吗？顶多就是水有点深。李 刚入门时，我不是没告诉过你吗山穴连着后山群妖谷，妖谷虽然有大妖守门，可是朔望之夜，月相特殊，石门大开，再加上那些修为不精与凶性未除的大小妖物们，难免会躁动。为防意外，本门才禁止学艺未成的弟子在这两宿去后山乱转的。啊！你当年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你们山穴里有什么呀？当然是大妖怪了。 像你这样的小肥羊，一口一个都不够塞牙缝啊！少去闲逛，给人家送菜。哎呀，这种语气的鬼话，谁能听出那是真的呀？哎，完了完了！我只是想让韩月去探探路，被发现了顶多就是抄门规，可从没想过要害死他呀！程潜，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去？师弟说，初入仙门的人，说往夜里在山穴边上。 能产生气感？那小丑八怪连气感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种事我都不用问，准是李云告诉他的。我我我只是说一个猜测，又没有真让他去山学。那那谁知道他才入门这么几天，就就敢公然违背门规？还在这废话！李云，你心术不正不是一两天了。别以为躲在后面煽风点火，别人就不知道你干了什么。 至于那小丑八怪，我看也不用找了。他要是被拖进群妖谷一宿，现在收尸都晚了，指不定连骨头渣子都被什么东西给嘬干净了。师傅，我我我。哎呀，三师弟，你听见了？我昨天没有骗他去山学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过让他去山学我还告诉过他那是违反门规的。你，师傅，你还好意思？ 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一时没站稳，都少说几句。长前，你将那边挂着的老檀木料取来给我。好。给您。师傅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 用手在木牌上刻符咒，嗯，好强的力气。张明，过来。是。你拿着这个木牌，下山去去找紫鹏真人，与他交代清楚来龙去脉，叫他帮忙找人。放心。 小师弟现在血脉并未断绝，未必就被山穴里的妖怪吃了。只是你动作要快，我这就去。师傅，我也要去。派那个绣花枕头去，韩云还不死定了。师兄，也带上我吧。你？嗯，去吧，随便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大师兄。 你这累赘，估计也干不了什么。拿着木牌，先给我把上面粘的木头屑擦干净。嗯。师兄，紫鹏真人是谁？ <laughs> 紫鹏真人是镇山学的老妖，还算好说话。我以前给他拜过年。是什么妖？师傅亲自去拜会不好吗？当然不好。师傅不便见紫鹏真人，因为紫鹏是只老母鸡。哎，我说你要跟，就好好跟着。 哪来那么多问题？小心入了妖谷犯忌讳，让人把你留下来跟那小子作伴。老母鸡怎么了？等等，师傅不便见老母鸡，难道他真的是黄鼠狼精？哦，这就对了，黄鼠狼怎么能给鸡拜年呢？嗯，是有危险。 掌门，您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先回去休息？我没事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是。 <coughs> 你你疯了吗？我的印记过处，妖皇也不敢造次。 那几个孩子只要拿好了我的符咒，就肯定没事。这一趟也就是一场游历，你可以放心。老夫虽然才疏学浅，老眼昏花，但也还没花到看不出明暗双符的地步。只不过去一趟妖谷，普通的引雷符都能护身。 何况以子鹏的为人，也不会为难几个小孩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套嵌在其中的暗符载体是什么？说话！你回来！ 后辈扶摇派严争明，奉家师之命，前来拜见紫鹏真人。我我看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去找师傅吧。小铜钱，跟我走。师兄，我叫程钱，不叫铜钱。 <laughs> 他冲过来了！别怕，躲到这边了。 街头被十眉山剑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那些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，留蹉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 人生，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任何妖，自在惬意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白鹤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今温已备好，儿时芙蓉貌已不再变老。多少回苦恋雪下。 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经落下的风雨万丈，历行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回下有诸多欢欣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缘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铭心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。 此去扶摇直上，回声再看，直道苍茫。